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这个很香艳啊， <laughs> 请到这个沈大小姐，这个愿意来支持我们啊， <laughs> 多点这个搔首弄姿啊， <laughs> 就靠你了。这个而且今天沈大小姐来，主要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啊，跟你有关系啊。嗯，这个我们今天要跟沈星一起啊，还有林奕华导演一起啊，我们要缅怀一个美人。 缅怀对一个一个缅不要哭吧，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进入那个缅怀的情绪。我今天有特别相配的，穿了一件黑白色的衣服。哦，我还以为是睡衣呢。代表着缅怀的情绪。 <laughs> 呃，对，我们缅怀这我们这个节目对于美女的明星都是不能错过的，对吗？伊丽莎白泰勒，虽然说现在呢给人举行葬礼有点晚了，对吗？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心情啊念念不去，嗯，因为呢前几天呢。 他的这个事情啊，呃，引起我的很多感慨。嗯，所以呢，我也想起沈星了，对吧？同样的问题呢，你也有？ <laughs>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沈星非常好， <laughs> 沈星不是，我相信同样的问题，你们女美女们啊，也都会很关心。 嗯，很关心。你先说说，你哎，人家沈星，先别说伊丽莎白泰勒，沈星是多用心呢！你看，为了做我们这个节目，拿来他自己的珍藏版《伊丽莎白泰勒》，这是奥黛丽赫本。 <laughs> 啊，给大家看看沈星最喜欢的，你看跟男人的审美眼光不太一样，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张。 啊，对，这是他最喜欢的。那你是说男性不大喜欢这个样子的？女啊，不是，我在这一本里挑啊，我不会挑最喜欢的一张是这个。对，但是你，你看你，你问一下林导演，他喜不喜欢这一张？你喜欢这张吗，林导演？因为我妈妈以前是这个样子。啊，见过见过吹牛的。知道。天哪，就这么熟悉的我想，我想妈妈，我想说一下，你知道什么叫经典永存吗？对。 那个，他妈妈叫经典咏传。就是美是经典咏，对于美这件事情的定义，对，就是一个有品味的美是经典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象征。对，没错。就是头发必须要这个样子，然后才能让你的轮廓呃，跟下颌骨的线条能够配配搭起来。伊丽莎白泰勒也是一个经典吧？嗯。最近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科学研究机构，嗯，已经研究出来了，就说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吸引男人。 反而吸引全世界的人。嗯。原来据他们调查了一万七千多人。嗯哼。这个东西是有数字的。嗯。说是两个眼睛的水平距离啊，嗯，占到你的整个脸宽的百分之四十六。哎呦。呃，然后呢，什么鼻子就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嗯，占到这个百分之三十六还是多少？嗯。整个脸长的百分之三十六，那下巴呢是尖小的。哎，你看沈先生， <laughs> 对对对，是吧？说。 这个是最完美的伯例，还有身材啊，呃，对。然后呢，伊丽莎白泰勒，绝对吻合。嗯。但是讲到身材了，伊丽莎白就是稍逊风骚啊，就是身材也是接近完美。因为什么呢？脸就是按照这个标准，一万七千人选出来的，正好是伊丽莎白泰勒。所以伊丽莎白泰勒最爱的那个男人叫什么？理查波顿。嗯，理查波顿说伊丽莎白的这个泰勒的脸呢，叫结构的奇迹。嗯，这么夸。 所以身材稍差一点，也不差太多。就是说最美的比例，腰和臀，嗯，是零点七啊，零点七，对，伊丽莎白泰勒，你哎，你怎么这么清楚？用眼睛，因为她是个非常美的沙漏型这样子，非常葫芦型身材。哦，你呢？呃，什么东西？ <laughs> 不是用眼睛看，你的沙漏现在快漏完了吗？ 哎，大小姐，大大小姐，对对，不谈不谈你的前半生， <laughs> 大大大小姐，说说你是报娱乐新闻的，嗯，而且你也是美女明星嘛，那么你对伊丽莎白泰勒，呃，听到她死吧，你的直观印象如何？呃，听到她过世，我觉得，嗯，就是再美的东西也会消失。 其实我觉得这个消失的时候也就不那么美了，会有一点伤感，会美，会还是还是会美，因为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人家就管她叫玉婆嘛，不管她有多呃三十其实就差不多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早熟的那种美，在她十七十八的时候就呈现出了那种妇人之美，就是像。 就是很美，不是少女有钱人的美，呃，妇女的妇， <laughs> 就是那种那种非常成熟和饱满的美。她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在她演，到她是童星嘛，对，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就开始。这是她的一个特色，因为她从早开始就是说我管你们，所以我喜欢吃我就吃啊，然后我喜欢穿什么我就穿什么，跟现在的明星差别蛮大的，差别这真是也就是独一无二这么一人是吧？然后呢，就是她说妈，她说我一生爱过七个男人，结过八次婚，你。 看看他说这话吧，呃，上帝给了我美貌、生命、成功和财富。嗯。但是你要注意啊，他自己怎么感觉他自己？他说，所以没有给我幸福。嗯。其实这是说明他自己觉得。 这么瞎闹啊？ <laughs> 不是，咱咱咱不不能这么说。我的感慨啊，林导演，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我的感慨没有更多，嗯，我只是看到他们就是他死了，就把他一生照片排出来，嗯，我一下子有一个感觉，就叫为什么我想起沈星来了？我就觉得就是， <laughs> 哎，没有没有，我就想起啊，我妈咪也在看这个电视， <laughs> 对我主要想起你妈咪来了，我妈咪也在看这个电视，我想起你妈咪，我就有一个感慨啊，就是红颜易老啊。 就是岁月催人老啊！虽然沈星还很年轻啊，但是你也免不了啊， <laughs> 是吧？我就想，你看，我我我想带大家看一下，一个女人的一生，仅仅从生理上看，仅仅从样貌上看啊，咱先不管这个心灵，就是你会看到一种一个女人的一生，我一看就一个美丽女人的一生，对对，你看十几秒，哎，咱们重新给找的，你看童星的时候，嗯，伊丽莎白泰勒，嗯，哎，你再看下面，哎。 青春少爱那字儿，你去念爱吧。玉女呃玉玉玉女，你看，我觉得这是黄金时期了，对吧？然后影后的这个电影，哎，再看，嗯，埃及艳后，对吧？这时候好像有点下垂了，已经。然后再看，哎，嗯，这是跟其中一任老公，嗯，哎呀，这个美妇哈，美少妇，然后你再看，嗯，哎，这候一个老公，看出来好像不能说是二十刚出头了，对吗？你再看。 你看，这时候不能说是三十刚出头了，嗯，对吧？你再看，这时候说说不清什么岁数了。你再看，哎，这就是沈星热爱的玉婆嘛，对吗？依然很美吗？啊，依然很美。然后你再看，哦，这就是你看临死前变成了哲学家，就是 <laughs> 你说，哎。 我的这种感触啊，就说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岁月哈，你是谁都不能不承认，你说是不是？不过我觉得刚才看到的那些跟我们六十年代看到的香港女明星是很接近的，因为他们是同代人。所以其实你说林黛她死的时候才三十出头，但是对我们来讲，她好像现在的女人的标准是四十多岁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比较流行成熟，所以呢眼睛画的特别的大，然后头发吹的特别的蓬，这种东西会让你看起来比较像一个有钱的师奶吧。 但是现在你看，四十多岁、五十岁的他还是穿牛仔裤啊，还是窄窄的，这这个，所以其实是潮流造成的一个不同的。沈星现在穿牛仔裤还是就是就是就是偏瘦型的，你你你现在的美是吗？ 嗯，就是我觉得呃，他们，你你刚才说看到很伤感哈，一组照片有很美很美，然后慢慢慢慢你会看到他衰老，嗯，所以你会心里会不忍，对不对？嗯嗯。其实我觉得呃，任何的人都会有衰老的过程，你一看一个平庸的一直一渐渐的衰老，和一个很美的渐渐的衰老，我还是宁愿会选择那个很美的渐渐衰老。什么叫很美的渐渐衰老？就是伊丽莎白泰勒这样子啊，她一开始你童星的时候很美，对吗？ 然后接着他变得呃年纪大了，所以你心里才会有同情。然后看到青春和美貌的逝去，可是我觉得就是你长得很普通，你也会衰老，难道那个就比较不伤感吗？一样的，嗯，就是你有一天很快乐的，然后那一天结束了，你的感觉你其实还是好。对，但是我就说实话是吧？就是说，对他老了也有他的美，可是我觉得那个美啊。 我不管了，跟我没什么关系的感觉。为什么？嗯，因为你们是只看表面的， <laughs> 就是男性，对啊，很让人不能同，就是不能认同，非常非常。谢谢你。说对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注意到啊。 沈星这个骨子里啊，更倾向于奥黛丽·赫本那一范儿的，对吧？因为今天穿的衣服就是跟他借的嘛，感觉 <laughs> 是吧？ <laughs> 奥黛丽·赫本，我跟你讲，你有一本儿，我也专门为你准备了另一个女人的一生。我今天很有兴趣展示一下这个女人的这个样貌的的变化。咱们再看看无情的岁月，对她就是所谓优雅的变老。哎呀，你瞧瞧，长成这样就是太经典了，真不容易。人家就不管她叫赫本，直接说赫。 <laughs> 哎，你瞧，你瞧，哎呀，哎呀，这个像鹿一样的眼睛，鹿回头一样的眼睛是吗？嗯，你再看下边，哎呀，我的天哪，嗯，再看下边，这就啊就好了。这是孵出之后的了。这还付出了一回啊？对，你看，他在老年就做了很多爱心事业啊什么的。伊丽莎白泰勒也是。哎，对对对，再看下边。 哦，你看，这到最后，我觉得都像哲学家呀。这到最后看着像圣女圣雄女女子圣雄一样，就是嗯，这么一种，只能让人敬仰。 <laughs> 我觉得伊丽莎白·泰勒和奥黛丽·赫本，你会更喜欢奥黛丽·赫本一些，因为她的美比较温和。年轻的都好 <laughs> 是吗？但是一直以来，大家喜欢的男生喜欢的应该是泰勒，女生喜欢的是赫本。 我觉得比较强势的男生可能会喜欢泰勒，像像文涛这样的应该喜欢喝。我没有什么资格喜欢人家，那都是我高攀不上的， <laughs> 行吗？我也就能跟沈星接近接近。 <laughs> 哎，我就说你啊，你你也说一说，就是说咱们说点说说心里话是吧？怕老不怕老啊？嗯，以前有段时间曾经怕过，当他真正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会担心会出现皱纹啊，或者是眼袋。 然后当然出现，没见吗？呃，我的观察很细致的，就是。 <laughs> 还是化妆师画的。然后我觉得，当他真的出现的时候，反而就没事了。哦，真的。啊，就会觉得说，就习惯了，就觉得反正已经这样了。 <laughs> 后半生嘛。嗯， <laughs> 就开始有一种，就开始反而你在没有来到的时候，你会有点害怕。 当真的开始进行，我已经接受。好，我年过三十了，我开始出现这种什么斑点啦，然后有呃皱纹啦，或者是我觉得常常有困倦的感觉啊。当我出现这些的时候，呃，跟健康都出问题了。就是年轻的时候是像念书的时候，通宵通宵不睡写写文章或者看书，都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当你开始担心自己，嘿，我有没有会明天不睡有黑眼圈呢？或者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出现状况了。 你知道，没问题了。你知道，就是反而不怕了。我我听人说过一种心理啊，就是这个女明星啊，跟一般的女的，因为女人虚荣心很强，但是男人也强了哈。这是就说，比如说像那个碧姬·巴夺吧，是不是？当年说法国有一个碧姬·巴夺就说老了老了之后，她不出门了。嗯，她只跟她的猫生活在一起。就是她希，他还有一种，她希望她留在世人眼中的样子，永远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嗯，家宝也是这样。 家宝也这样，对对，就住在一个很高的那一。我觉得那个得美到一定程度了才那么样。但是你刚才说，就是说他可能就只会喜欢别人的那个表象。那你希望男人喜欢你的是你的表象呢，还是他能够进到你的里面，然后让他欣赏到这一点？呃，其实我不期望说其其他的人会去欣赏你的内心，或者是你的美德，或者是呃你擅长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只会，如果有人他能除掉表。 表象看到内心的话，我能分辨出来，而且我也会喜欢他。哦，那这两个美女，你会挑哪一个的老的那个样子来？就是如果你要变成一个的话，想长成谁？呃，按理说，我想长成。 伊丽莎白泰勒有点困难， <laughs> <laughs> 因为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类型，完全不同的，呃，从小也不太一样，对。如果我要努力的长的话，能长到一点皮毛的话，可能是瘦的那一个。只能委屈点当奥黛丽赫本了， <laughs> 哎，因为奥黛丽赫本她一直被认为说她是一个 Peter Pan，她是个小飞侠，就是基本上大家觉得说她看很好看，但是不觉得她性感，有点像我们的张曼玉，很古啊啊啊，是是是，就。 是比较木头的那种感觉的，就是看起来就是穿衣服很好，是个衣架子。没错，但是 Taylor 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在他身上看到他吃东西，看到他珠宝，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大的。哎，珠宝，你不想讲讲钻石吗？你最喜欢的？啊，我我当然每个人也应该喜欢钻石了。嗯，那你买得起才行啊。 <laughs> 而且，好像说到这个泰勒，她有一任老公就说她到后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再能够给她激起幸福感了。 就算是他一生当中最爱的钻石，好像一个呃五万美金，当时五万美金买到了钻石，一颗大的钻石，能够给他带来四天的快乐。嗯，你知道吗？很好玩。你说这个幸福感，因为他所有的电影啊，其实都在谈为什么女人得不到那种就是追求的满足。 因为我们都知道，她只有一个老公是结两次婚嘛，所以这个老公对她来讲才真的是男人。但是偏偏她她的这个爱情生活当中，她最得不到的男人都是不爱女人的。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爱了十五年的那一个。最爱的男人是。她最爱的十五年的那一个是个同性恋吗？ 哦，他不是他最爱理查·波顿吗？一直说。 <laughs> 他最爱的其实你要领导演讲吧。因为他有合作过有三个人，其实还蛮重要的。一个叫 Montgomery Cliff，就是跟他在演那个《狼心如铁》里面的男主角，他真的非常爱他，但是没有办法。拒绝。对。所以后来 Montgomery Cliff 他遇到了车祸，然后他也是美男。你知道吗？那个说到车祸的那个事情，让人非常心酸。就是同样是在呃奥黛丽赫本家里面举行的一个 party，然后那个他最爱的那个。 你可以后来去看他的照片，那个男的帅的不得了，然后非常帅。然后从他家里出来，在拐角的时候就遇到车祸，遇到车祸了之后呢，当时呃伊丽莎白泰勒就冲出来把他抱在怀里，一边是拒绝所有的闪光灯和媒体的拍照，一边是把他嘴巴里面的牙齿一颗颗的掏出来，免得噎住气管。嗯，然后就是当时，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当时他伤的很重，就他非常爱他。然后经过那次车祸之后，那个美男毁容了，对，然后毁容之后呢，接着呃他就一蹶不振。 然后泰勒依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他，然后给他很多的工作机会，帮助他。然后呃，即便是他导演不再用他，因为他可能很多恶劣的习惯。然后泰勒说：“如果你不用他，我也对他也把自己的片酬当成是一个保金。对，天哪，所以说这才是 <coughs> 十五年的爱情，可能是得不到的，才是最爱的。哎，钻石没有关系，跟钻石没关系。这个女人呐，真是秘密后头套秘密啊！而且你知道，像伊丽莎白·泰勒这样的人呢，我一直想知道他的心嘛。我不是光看表象，我特别想。 知道这个美人心里怎么想，比如说啊，说她惊世骇俗，什么激情燃烧的一生，对吧？结了七八子婚，感觉这是一特立独行哈。其实一样，肯定也是个普通人。那么对于外界的种种啊，她到底心里怎么感觉？你看，我找到一些只言片语啊， <clears throat> 你就注意到，好，你说她男人多，结婚多，可是她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只跟。 我只和与我结婚的男人上过床，嗯，有多少女人敢这么说？嗯，哎，要这么说的话，她不多，嗯，对吗？哎，对不对？嗯，现在社会没，你说还有女人固守这个标准吗？当然， <laughs> 其实他是为了上床，他才结婚这么多的。 <laughs> 也许吧，如果这样看起来，他可能有好到一定程度，他要坚守这个原则，嗯，那只能结一个，所以就结一个。 就完了，就。有。我想像她那么漂亮，而且从小她家庭出身也很好，妈妈管她非常严。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说她对自己看得很重，所以我觉得她一直都希望找到一个人能够。 不止爱他是宠他，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谈恋爱就可以满足的。是，所以这个宠，这个你可以说他根本好像个小孩溺爱。他实际我们期望的一个他实际是有原则的，你知道吗？但是有原则的人也会搞那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太有原则了，所以才人家坚守只结婚才上床。哦。 所以你结婚非常少，是吗？ <laughs> 但是对，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可能会恪守这个原则。好好好，先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感谢这个咱们林奕华导演和这个沈星大小姐哈，出席我们这个迟到的 <laughs> 迟到的葬礼啊，送给这个伊丽莎白泰勒。但是我还选择了一个啊，伊丽莎白泰勒埋在哪儿啊？ 埋在就是说，也是一个他特别喜欢的一个人，迈克尔·杰克逊的那个墓园。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编辑这个宋鑫啊，找到一段说特别美的这个画面呢，就就可以纪念他，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唱一首歌献给伊丽莎白·泰勒，伊丽莎白·泰勒正在这个坐下。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们现在放一下。 说很喜欢，对，很爱 Michael Jackson，很爱 Michael Jackson 啊！我以为说你说你很爱这个这个场景，就当然也爱这个场景。嗯，哎，林导演有林林导演有什么感触？对于他，他们两个都是童星，所以其实一个小孩看着另外一个小孩，对对对，啊，你你知道他们都很孤独。 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们找到了玩伴。哎，你看伊丽莎白泰勒自己还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我有一个男人的身体和一个啊不是，我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和一个 <laughs> 孩子的心。 <laughs> ”说了幺蛾子。他说：“我拥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和一个孩子的心感。对，对。哎，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我觉得这个。 孩子的情感我是有的，而且呢，男人的身体欠奉，女人的身体了啊，女人的身体。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会，我觉得通常最吸引的部分，就是他透过呃一个人的外表、内心什么都扒拉开。如果他你能看到他很纯真的那一部分，眼神也好，动作也好，嗯，或者是某一个习惯也好，反正我觉得，当看到那一刻，我就会很容易心软。 而且很容易被打动，并被深深的吸引。其实我有时候老觉得，真你说呃，我总感觉啊，别人会佩服，比如说一辈子结这么多次婚，这女的啊，这个酷啊，这个什么的，好像很多传奇。可是为什么我总感觉她心里是苦的呢？有一部分我想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呃是有关系的，就是她最爱的那个人，其实她并没有得到。永远没有。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